课文四，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，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。到了一个新环境，你会觉得什么都很新鲜，而且还会觉得有点奇怪。有些国家的人名写在姓前面，有些国家的人名写在姓后面。但是，只要经过一段时间， 就会慢慢的习惯。生词、国家、种、特点、奇怪。